锵锵三人行，还是我梁文道在带班。那么，子东老师，今天呢，给你请来了我们凤凰卫视阿拉伯版的，不是派驻阿拉伯世界的这个位置，相当于软翅山。 这是女版，哈哈，吃是哈哈，我开玩笑，周君军，周轶君压得我喘不过气了，这个有点受不了是吧？周轶君，周轶君啊。 <laughs> 那么当然了，跟阮先生很不一样，头发很长，人也长得好看。当然也不是说阮先生不好看了，起码没胡子嘛，对不对？ <laughs> 那么啊，那么轶军呢，刚从利比亚回来。 那么利比亚是个什么地方？你看它样子就看出来了。我怎么看？我看出来。嗯，基本上一层绿色，你看到没？这个脸 <laughs> 面有菜色是吧？是怎么了？是那营养不足面有菜色不？那边那个绿色太多了。是吃的怎么样？吃的我们关在一个酒店里面，每一顿、每一天、每一顿吃的都一样。我吃上两个月，每天是一样的东西。你你是在呃迪里波里吗？在迪里波里，对，在迪里波首都那儿。在就在那首都。那你就没离开过首都？ 他我我因为我们派记者是东西两路嘛，我是在西边，就是卡扎菲阵营。然后我们另外会有一队记者在这个班班加西反对派阵营。那么他们我第一次去完以后很有象征性。对对对对，我一我一开始以为我会可以到班加西看看，但是呢，我们始终觉得我这边这个对这个卡扎菲阵营情况比较熟悉，就干脆你就在那儿吧。所以我前后加起来在卡扎菲身边待了两个月。哦，你从来就对他很熟悉啊。 嗯，不是在那边。这句话单独看，听上去很暧昧，在卡扎菲身边待了。这个我又想起来，不能不说这个阮先生啊，你知道有一回，这个这当然是个笑话，啊，这这但是真事儿。是有一回呢，我看阮先生节目。 他讲到说，他帮卡扎菲辟谣，你知道吗？那时候一开始以前不是人家说卡扎菲身边的那些卫士都是女卫士吗？我还真没有看到哎，我我我见到的是男的。你见到是男的？见到是男的。那时候不都说是女卫士吗？有传言对，说那些都是女卫士，说那个女卫士呢，很多西方国家呢，呃，造谣。 他们一向不喜欢卡扎菲嘛，叫他狂人，就说卡扎菲为什么老养一帮女卫士在身边呢？你可想而知，这个关系多么暧昧、多么复杂，甚至多么淫乱。那基本上呢是供他下万的。结果呢，我们阮先生帮他辟谣说这怎么可能呢？他那帮女卫士我都见过。 <laughs> 不不不，好，那个相关新闻，卡恩现在的家里的佣人全部是男的。 哦，是吗？ <laughs> 都姓，哎，换被单呢？换被单、写厕所的全部是，那更可疑？你看那卡阿姨，看这卡阿姨，这个厕所搞不清这男的，你说回头一抓，哎呦，这男的这样是吧？哦，说回这个离题万，离题万丈啊，不行，都说回这卡扎菲啊，这你就在他那都先待了，都姓卡，都就在他身边待两个月不危险。 他怎么说呢？我去之前哈，我们总编跟我说要小心法国人的轰炸机跟利比亚的男人， <laughs> 怎么怎么说呢？内外交困了，简直是。 <laughs> 就是他身边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呢？他有很多这个 minders，就是看着我们做记者的，就是我们每天在这个在这个酒店里面，出门要向他们去汇报我去哪儿。 都要跟他们讲啊，除了上厕所不用说以外，其他行动都要。那玻璃现在没有西方记者的是吧？有啊有啊，有很多很多，他们最欢迎就是西方记者，最欢迎就是法国记者，谁打他们越痛，他们越欢迎你过来。对，对，但是他对我们监控就很厉害，所以我们偶尔会偷偷出去，有时候把小摄像机藏在裤子里，什么时候出去也有干过这种事情。但是基本上是在他们监控下面，他只让你看到他想让你看的东西，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去分辨真假。 很多时候就是说，他们说嘛，在迪里波利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一切东西。哦，有一次最好玩了，就是我们逃，我我，就我们当时就有一次呢，就逃出去，就打了一个出租车，那司机呢特别的有意思。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也担心他，比如说是轻是轻卡扎菲，可能也看出来我们这这就这帮人也挺可疑的。我们有三个人出去嘛。 哎，渐渐就发现他很聪明，他知道你们是偷偷出来，但是他笑笑，哎，好像他也很帮我们忙。就当我们转到他们就是说所谓支持者最多的那个叫绿色广场那里打转，然后看那边有一个大型的电视机屏幕，然后那然后那司机让我们看，说他现在在实况转播这个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广场。嗯。电视屏幕上是人山人海在喊怎么去支持他，广场上冷冷清清没有人。 对啊，就是说，那么他是拍这个其中的一一部分镜头，没有，就是他用的是以前的袋子或者怎么样都不知道。把以前袋子拿出来播，就说你看现在绿色广场上人民群众还很拥戴伟大领袖卡扎菲，那其实那是假的。就是我们当时看到那上面是没有人，但是真的，平时呢其实是有是有过人，会是有过人。然后呢，还有他的官邸里面也经也经常是会有人，这个是没错的。但是那一个时刻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嗯，所以并不完全是地璃玻璃的人都是。 支持本位卡扎菲，并不是这样。我有一天呢，说我这个就是在，我我那时候就在咳嗽嘛，一直，然后说我要去买药，我说我就上街买药总可以吧？好，那我们派一个人跟着你去。那个人呢，就开着车，他就带我去药铺。然后呢，他看我会那个讲阿拉伯语嘛，他到那个门口就他也犯懒，说你说你说说你自己进去吧，我抽根烟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跑到里面。嗯，那个店主就问我说你是什么人？呃，是你是游客还是那个记者？我就跟他说了。 然后他说：“你们记者都不明白，说我们欢迎禁飞区，我们欢迎打过来。”我当时我说：“我说你在说什么？”因为我当时不相信，我我以为我在搬家西才会听到这种话。我说：“哎，你当心啊，外面有人在等我的，他随他随时会进来。”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想法是代表你自己的想法，还是说你周围的人都这么想？”嗯。他说：“我们朋友都这么想，说几十年了都没有改变，就是他他说你看看这个街道，这哪这哪像一个富国。” 他那个，就他那个街上呢，确实这个那个样子。利比里不是个大城市吗？是很大，就是不是说利比亚的经济很发达？我觉得就很奇怪，我看到过很多这种传言，说他们月收入过万美金等等，说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我问过一个在当地生活过很多年的一个呃中国人哈，他说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富裕至少说你想吃啥就能，就你可以去用钱买吧，就说你不会太令太太心痛，我要吃啥。 他说他们那儿人靠着海边吃个虾都觉得很费劲，就是要过年过节可能再买。啊，对，为什么那个也得比如说要凭借？不是不是凭借，那没钱呢，贵啊。羊肉，他们是羊肉都月入过万美金。对，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数字不知道是谁给的，反正我看到他们没有那么富裕。还有一个举个例子，他这个城市的建设，他这个城市的建设特别的糟糕。嗯。 中国大使馆在他们最繁华的一条街上，连门牌号码都没有。说在公开的这个网网址上面要想，他就他要写上某菜市场向南八百米。然后说，后来觉得太难听了，改了这某清真寺向什么向北多少多少米。不是，这市建设说明中国很牛，就是我们中国大使馆是不需要门牌号码，是说人人都知道。 这个意思。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你刚刚听你讲这，我觉得有点惊讶，因为说明他是过去洗脑不成功。对，就是传说中这个对我印象里边的这个对因为传说中卡扎菲还是得说他是成功，因为那些人他是不敢对着镜头说的，还是恐惧，他不敢说。但这是恐惧嘛？这就不是说，因为原来说卡扎菲选我们嘛？以我们以前有红宝书，他有个绿宝书嘛？那绿宝书我记得我以前还看过，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这个绿色不是他的国色吗？我先给大家看一些图片，来看看这个。 这什么呢？这上头那个呢，就是卡原来利比亚国旗，一片绿色，你还以为是搞环保的绿党了？ <laughs> 那下面那个呢，是现在反对阵营他们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国旗。好，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是什么呢？这就是伟大领袖卡扎菲在看自己的绿宝书呢。据说有一次就有一个那个漫画，对他的语录，他那些小文章什么就夹进去，就全国都发，然后他也到处送。 这卡扎菲思想，卡卡扎菲的这个《论语》，然后呢，我说实话很惭愧啊，你就你有看过我，就我没读过。然后我到了那儿，我想这个书肯定很容易搞到嘛，我想去拿一本。然后我去他们这个他的叫做什么，就是他有很多这个，就像我们什么织布啊这样子哈，他有一个最最中心的一个织布。我说那我到那儿去，我说哎，能不能给我一本这个书？绿宝书，阿拉伯语版的这个最简单了吧？对啊。 没有，翻正人家说没有，找不到。怎么可能？我说那我去书店好不好？我说对对对，说呃那我去书店，那书店总该有了吧？没有。为什么呢？我说你没有吗？后来人家跟我说，其实很多的这个老百姓觉得是天书，一般呢就看不懂嘛。你你你你都觉得莫这个莫名其妙理论太高妙了，太高深了。哦，很奇怪的那个东西，它是。 绿色我们知道是穆斯林本来就很喜欢的颜色，因为他们在那个在沙漠里喜欢绿颜色的，喜欢绿颜色代表绿洲嘛。他那个呢，对，他就把这个绿色这个穆斯林思想，因为卡扎菲他认为他独创一个哲学，把第三世界的独立的主张，利比亚的民族传统。 还有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哲学思想三位一体，那么形成一个绿色的一个卡扎菲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呢，其实我国是有人做过研究。我前阵子去过武汉大学，对，我我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好大学，学生都很厉害，又扔鞋又什么的。但是呢。 呃，他们搞了一个特诡异的事，就好像是零三年还是零四年，我记不清。他们做过一个卡扎菲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对，那个的确看来是需要研讨的，要不然没人懂是怎么回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周立军给我们解读这个卡扎菲思想。 周一群不是说嘛，说这个绿宝书啊，原来在利比亚是很难找得到的，因为太深。只是我在那一天没有找到，我不可以这个。是首都啊，迪里波里啊，对吧？你平常在街上看到有人拿出来吗？像我们以前那么肯定没有红宝书那么那么那么普及，没有没有那么没有他们不是说每个人兜里都带一个，早上给他。 请示晚上安。你讲卡扎菲研讨会之类的，我觉得卡扎菲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哈，他是挺符合我们很多人的想象的，嗯，就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就是说，你看他抗暴权，抗抗美国霸权，抗美帝，哎，而且他也不是单纯守一个古老的宗教，对，他还要创新，对，而且有民族利益，对，对不对？而且据说我听到的，我的印象就是说，说他。 经济做得很好，变成了非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免费教育，嗯，是吧？是整个国民的全部的免费教育，交通什么什么很好，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把自己一厢情愿的这个这个美好的想象加在他头上。那你看到的对啊，因为因为我觉得利比亚特别复杂，我就看不懂。你说这个卡扎菲吧，人家都说他是抗美，对不对？过去西方国家老说他恐怖分子，的确干过恐怖行为，炸人家客机，是吧？那么后来呢，又说他不结盟。 又代表了第三世界的国家独立主权，是吧？这很牛嘛。 比如说，跟其实坦白讲，跟我们国家也搞得不怎么样的，因为那时候他还欢迎过陈水扁嘛。那我觉得这主要是红地毯迎对，因为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陈水扁不是绿营嘛， <laughs> 那么他也爱绿的嘛，这 <laughs> 在大大火一样，这样说，他真的这样说，谁这样说？ <laughs> 卡扎菲方面接待他的时候，这样是这样有提到过，真的，对他有提到过，说我们共同喜欢绿色颜色，你看这个真是赋予了民进党最新的意义，他们至少应该引进翻译绿宝。 这这个留着留着，颜色这颜色政治观这很特别。你说我，但我好奇就是，很多人说利比亚就是他他那个天书，大家看不懂，但是那个是很多人于是更信吗？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看不懂，就是觉得神秘也好啊，觉得很完美，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很理想化。他想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好像他都做到了那个感觉。然后我到那边，其实我最想观察的是他这个政治制度哈，他就所谓的叫呃人民委员会。他说我就他经常跟外国记者说，我们国家的民主是你们看不懂的，不是你们这个不是你们这个西方式的，我们全全民全民直选这样那样哈，全部的人可以直接去参与政治。那么听上听上去很理想啊。 对，到那里以后，因为他们整个国家其实已经处于战，就是战争状态，我没有办法很完整去观察他就是怎么去投票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我就零就是呃有零星的去问到一些他这个状况。那么他是通过一个叫做人民委员会，就各阶层的这个人民委员会，是不是像人大一样？哎，有点这个意思。那么也有各村也有这个人大代表啊等等这样子。那么他们开会呢？他们是怎么开呢？就是这个这个代表们大概比如说呃他就他一个村子里面有十二个人吧，就比如说。 必须你全到齐了，你请假都不行啊！你必须要全到齐。那么大家来讨论一个事情，你那你同意，那你不同意，对不对？无限无限期的说服你，你中间说我回家一次也可以，你再来取得共同意一定要全部同意。可能当中有个人到最后就烦了，跟美国陪审团一样。对，那有个人可能就烦了，哎，说说那就这样吧。但是村民本身他们是不能够去直接选举这些代表的。 那就是很多人他们不是说了是选对，但是没有人去投过票，没有就是没有投没有投票就就说是可以独立参选，但其实没这回事，是这个概念。对对，这些就是代表，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就有一些人说他们到那里看看，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我们什么事， <laughs> 然后就回去。 <laughs> 就是所以，但是他他就说他的这个官员当中有相当相当有，就是有就有部分人跟他原来是一些跟他。 革命就是革命出身的那些人，就帮了他去打天下的人，后来都是他的这些这个高官。所以我没有看他怎么去运作，但是我看他街头有很多标语啊，就写的叫没有人民委员会就没有民主。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就觉得要费一番心思研究。这个很难懂，我跟你讲，这个现在不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学者也说嘛，这个民主啊不能被西方垄断这个话语权是吧？就要要掌握好，这西方讲那个民主，那叫选主。 那不叫真民主，这真民主呢是有很多种为民做主，哎，或者民主是有很多种模式的。那利比亚这明显也是一种模式，我们看不懂很正常的绿色民主。但我觉得他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宣扬他就是他自己这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比就是比如说他们要分房子了吧，嗯。呃前几年呢他对这个民生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多，其实很多人他们说他们就没有房子，后来呢就搞了很多这个购就是。 基建工程确实盖了很多套新房子，就就我们在那儿看，那不挺好。很多空房子到现在就还没有人住，还在盖。那么结果就有战争了，不是？他就还没分嘛。但是呢，刚盖完那些房子已经被一些更有钱的人都已经分走了，那穷人就有意见了，说我们没房子就，然后就说我们要房子。然后卡扎菲就在公开场合呼吁说，你们自己住进去，这房子就。 就是你们的，就等于是抢房子，你进去这这房子就是你的，这这很，而且这很牛，很很牛。要要是我们也搞个这个，大家看看，这北京这么多房子没人住，大家进去就行了。而且而且在利比亚，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房东，我要是租客哈。 <laughs> 我住在里面，然后你说我没交租金，你要那个赶我走，你告不赢我的。就谁住在里面谁就是牛，其实很奇怪这个，这个事情很奇怪。对对对，非常奇怪。对，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一下，好，我们先思学习一下，思考一下。参加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因为这个卡扎菲呢，他的绿宝书又神秘又深奥，大家很相信，又民主也很神秘很深奥，搞得不错，一还独特，对对对对，而且还于西方的一种独特的民，而且还民主分房。那么所以呢，很多人支持他，小孩都支持。我们看看这个朱丽君给我们拍的一些照片，这个不是你拍的吧？这个是我，这也是这小孩当时是在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兵里面，你看那水管背后是一个被炸的一个坑嘛。哦，这个小孩子就就五六岁的样子嘛。 就那喊说，没有卡扎菲的生活就没有意义。对，你看，是，我们是红领巾嘛，他们是绿领，对对对，戴绿绿头巾戴绿帽那个意思啊。好，我们接下来再看， <laughs> 这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爆炸现场大概几米远外吧，他的兵营里面，就是也，就也是他住的地方，兵营加他住的地方是在一起的。他就这像是木马还是什么？对，就是那旋转木马，像那个迪士尼乐园一样，他就请就是。 那些人民啊，当然也是他有选过的这些人民啊，都拖家带口，都都有进来住，那些孩子就在里面玩。哦，就平时也是起到对他的保护的这个作用。是当人质还是是保护老百姓？他们自己说起来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当人盾，他们自己用人就是用人盾这个词的，说我们自己愿意用做人盾。自愿。在他这个地方不远的下面，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地下掩体。哦。那刚才那些小孩都是。 都是很崇拜这个卡扎菲，当然了，你看他们都拿着他那个画像嘛，那个地方你到处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画像。所以说，现在呢，最最拥护他的就是小孩。嗯，对，从小孩到大人，而且我就发现他的这个支持者哈，他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啊，有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的。你去这个采访一个人哈，他一开始跟你讲话声音特别小，然后就是几秒钟之间，就像一个什么汽车，就是汽车拉力赛那个车一样，突然加速，可以加到很高，一下子变得很激动。 还有一些人呢，看到人就人多的时候，他们好像那个表现欲望就特别的强，他们会过来抢你的话筒。比如我正在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人真的是会抢你话筒过来，而且几个人一起抢这样的。这个别的阿拉伯地区比较少这种。刚才你说这个从很害羞到很高亢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少。我觉得跟民族性或者是这种没有关系，是他们在我想是某一种社会环境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子。哎，我好奇一个东西，有些事情我特别看不懂。你比如说像利比亚。 当然，这个卡扎菲的东西我们也是搞不懂，但叛军的东西我一样搞不懂。对，比如说，我看过一些材料啊，很妙。他说这个呃，从班加奇到那个达纳，达纳我们叫丹纳是吧？嗯。叫海边的靠近埃及的那个城市啊，说那个地方呢，它是从来就出叛军的嘛。那那个地方呢，过去是对抗任何人的，包括说当年去阿富汗打圣战，他那的是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平均人口最多的。基地组织里面的大概。 排名第四名的就是那个利比亚人，对对对对，就是利比亚人，就就那个地方。好，现在我觉得怪的这地方在哪？这些这些人有的在九幺幺之后被美国抓过去，那么关过这个关塔那摩湾，后来放了回来，又回到利比亚服刑的。那时候不是有些从关塔那摩湾回利比亚服刑？那那时候美国跟利比亚关系很好。 美国还派人到利比亚，在利比亚的监狱去审讯这些前基地组织、阿尔盖达组织的人。现在，这帮前阿尔盖达组织的人出来成了叛军，反叛这个利反对利比亚。然后呢，我看到报道上头，他们这些人居然说，美国这回干的对，我们非常欢迎西方国家来解放我们。这是这是，我完全搞不懂这怎么回事。敌人的。 敌人敌人是这有。你看，当年他是关过关塔那摩湾，是是是是是阿尔盖达是要炸美国的。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不是，但美国不是第一次，但是问题是这些叛军是什么人啊？他是这样吗？叛军的成分里面啊，就是说。 丽姐官方知道，他们这个在宣传的时候一直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组织将来也会很就也会很危险等等，但其实他们说这个比比例没有那么高，而且当时这些人怎么会都出来啊等等，好像据说也有人把他们给放出来，也有就是有这些传言。那么你就您说到。 这个他们他他们有没有信仰？据说是他们作战的时候是不跟大部分的那些叛军在一起的，他们是单独去祷告或者。那么他们只是说这个时候大家为了一个共就是共同目标，因为卡扎菲当年关他们嘛，就是卡扎菲等于把谁都给那个得罪光了，沙特啊或者是中国关系也很微妙等等，连连连连这个本拉登他都反，他是九幺幺以后阿拉伯国家当中据说是第一个出来批评呃本拉登的。对对。 所以呢，那么他们基地组织对卡扎菲是特别的恨，对，搞得 CIA 都研究不清楚他到底。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帮人呢，他原来呢，在卡扎菲执政控制全国的年代。 那么他们身为基地组织成员或者同情者，是被卡扎菲对付的，对，又被美国对付的，对。那么现在美国西方国家来炸卡扎菲了，他们也就很欢迎美国这么炸。所以美国在重蹈阿富汗当年的覆辙，他用了这批人，但他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